那看到在发表那么滑。 大家好，来，请看十三页这个地方。十三一开始，我们今天要来谈缔约上过失的责任，缔约上过失责任。缔约上过失责任哦，是德国法上这个可以说最伟大的法学家哦，这个耶林所所发展出来的一个法律制度。那缔约上过失这个制度呢，它发展的背景是什么？好，发展的背景。 那缔约上过失责任的发展背景，你要从契约责任跟侵权责任的竞合哦，从这个角度开始来谈起。契约责任跟侵权责任。好，假设好，假设现在要来请求损害赔偿。如果就侵权责任的角度来讲，我们说甲现在对于请求赔偿，侵权责任最标准，但比如说哦，一八四第一项前段，好，一八四第一项前段，甲要对于请求损害赔偿，那这个时候甲叫什么？ 在侵权责任里面，我们称甲叫什么？被害人嘛，对不对？哦，他被害。那乙呢？加害人，加害人。哦，等于是乙这边他有故意过失的时候，被害人可以哦，在要件全部满足的时候，可以一一八四第三点再来对一的时候来比。好，这个是侵权责任，对不对？好，对照下来，假设是契约责任，契约责任。 假设是契约责任的话，这个甲叫什么？啊，甲契约责任最标准，那是二二七条，这个不完全给付的，好，这个债务不履行的损害赔偿请求，好，这时候甲称他叫什么？哎，甲是债权人、债务人。契约责任里面的被害人是债权债务人，哦，他是债权人嘛，对不对？哦，所以甲可能叫做哦债权人，对不对？乙叫做什么？债务人，好，等于是等于是这个债务人在履行债务的时候。 有可规则的事由，导致啊，给付不完全，这时候呢，债权人可以就他的损害来对债务人请求啊，这个债务不履行的损害赔偿。好，损害赔偿，我们之前在我记第一堂课跟他谈到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时候，我说可以大致上分为契约责任跟侵权责任两大类，对不对？啊，侵权责任最重要就是一八四第一项前段，契约责任最重要是两百二十七条。好，现在假设同样一个损害发生，这个被害人就是甲。 他可以依照契约责任，也可以依照侵权责任来对加害人请求赔偿。如果你是被害人甲的话，你希望寻契约责任还是侵权责任来请求？契约责任，契约责任一般会比侵权责任好。哎，你们举个例子啊，什么地方比较好？依照契约责任请求跟侵权责任比较起来，契约责任到底有什么地方对甲而言请求是比较有利的？譬如说什么？来，譬如说什么？ 履行利益、契约责任一般请求的利益范围是什么？我们说赔偿范围啊，好，赔偿范围。契约责任一般请求的，我们说，昨天跟他讲到说，我说这个损害赔偿范围啊，这个利益的种类会大分为三大种，啊，固有利益、信赖利益跟履行利益，对不对？一般而言，契约请求利益是什么？照顾履行请求什么？履行利益嘛，对不对？好，契约圆满履行之后利益状态。 侵权责任一般请求是什么？固有利益，固有利益。理论上，契约上的履行利益跟侵权的固有利益，讲一下是井水不犯河水啊。最早一开始的契约跟侵权责任保护法益是井水不犯河水的。可是我们到后来会跟大家谈德国法上的契约责任的保护范围，慢慢慢慢从传统的履行利益也扩张到什么固有利益去了，好吧？如果你有注意看我们的连麦录七二七了，其实有两项。 第一项是讲什么？标准的不完全给付情况下去请求损害赔偿，这是履行第一。但你有注意到二二七条一个第二项？第二项说，如果什么？如果这个债权人、这个被害人超过第一项的损害，也可以请求赔偿。那个超过第一项的损害就是什么？就是固有利益了。好，我举个例子，我是出卖人，我卖了一台车子给你。好，这个车子本身刹车有问题。好，结果你现在开了这台车，哦，上高速公路。 因为刹车有问题，不是发生车祸吗？发生车祸这时候，你你是债权人对，你是买受人嘛？你发生什么损害？第一个，车子撞烂的，车子撞烂这个部分是履行利益还是不利？履行利益啊，对不对？那是契约几步的本身嘛，对不对？好，步的标的本身。再来，你也发生什么损害？啊，你人也受伤，你手上戴的手表撞毁了。这个人身上或者是什么买卖标的的商品以外的财产，手表这些是你的什么？ 这一些是你的在这个契约给付的内涵里面以外的什么固有上面的利益，对不对？啊，那是固有利益。那二二七条的第一项可以请求什么？车子撞坏这个履行利益本身。那第二项要请求是什么？你人身或者是手表，好，这种商品以外财产上的损害，好吗？所以确实没有说在保护的法益上、赔偿的范围上，契约责任慢慢扩张，从履行利益扩张到固有利益，而侵权责任呢，德国法上一般还是很限制在这种固有利益的范围。 好吧，这么到后面，好讲到七人前后再来看。然后第一个没有说赔偿范围，没有说，哎，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哎，还有没有？主观构成要件，譬如什么？故意过失？可规则？故意过失跟可规则有什么不一样？哎，故意过失跟可规则有什么不一样？ 为什么侵权责任要讲故意过失，侵呃债务不履行讲可归责？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很简单，侵权责任是一个一般性的保护义务，对不对？就你对所有人负的都是同样责任的，对不对？好，那一八四 D 向前段我记得我跟他讲过，我说过失是两阶段的判断，记得吗？第一阶段找到什么注意义务的程度，对不对？第二阶段再看你行为有没有达到啊那一八四 D 向前段我们对。 每一个行为人在社会上对所有的人负的一般性的保护义务，抓的那个注意义务的程度是相同，就什么抽象轻过失善良管理人嘛？它代表的意涵就是你在社会、你在路上开车，你对每一个人都要负到什么抽象轻过失善良管理人的注意，好好开车，不要撞到人，对不对？啊，所以对一般所有人负的一般性的保护义务，那个注意义务程度是相同的。但契约责任为什么不写故意过失，它写可归责？因为契约责任里面。 债权诶，债务人对债权人所负的契约履行的那个责任的注意义务，就是你一个债务人要尽到多多少的注意去履行这个债务，这个会因为什么？契约内容上的不同而有所改变哦。懂吗？契约责任是一个债务人只对债权人所负的责任，是一个特殊的保护义务。那这个特殊保护义务的那个注意义务程度，会因为契约内涵上的不同而有所改变。举个例子来讲，这个契约。 有常跟无常，你觉得有没有差别？有常跟无常，你觉得有差别？比如你委任我帮你去买个什么，帮你去做个什么事情好了。假设是无常的，我没有把这事情做好，这时候我跟你心里会想什么？我会想说：“哎呦，反正我又没有跟你拿钱，好吗？你也没付钱给我，那做的话差不多就可以了。”那你也会想什么？哎呦，我又没有付钱给人家，我是拜托人家帮我做事情，对不对？我又没有付钱给他，那做了只要不要太超过，好，不要差太多。 基本上也没有关系啦，也不能，我们没什么立场跟人家剪刀手那边的。反过来讲，假设当时还约定报酬，就是说委任人委托受任人，对不对？受任人还跟委任人约定说，做成之后你要给我多少钱？哦，就说假设我没有做事的时候，没有做好的时候，我心里会想什么？哎呦，我当时还跟人家说要要多少报酬，对不对？事情没有做好，人家会不会告我？啊？那你心里想什么？我说都已经好朋友了，对不对？拜托你做个什么事，还跟我要报酬？ 好吗？斤斤计较，假设你没有做好，你看我怎么对你总债在我履行。对，所以有偿跟无偿这种契约上约定的条款，会影响到当事人对什么契约上面的履行的注意义务的程度的差别。那我们民法上也做类似的规定。民法在委任里面，无偿委任的不的注意义务是什么？具体经过失。有偿呢，抽象经过失。你记得吗？我们当时只要两阶段判断的时候，我第一步你要先找到什么？找到注意义务的程度，对不对？看不到多少嘛。 对不对？我说最重最重的还有什么？还有一些无过失的责任，你记得吗？再下来，过失责任分为三种，这是过失责任，对不对？过失责任最重的是什么？抽象轻过失、善良管理，记得吗？再来下面一点什么？具体轻过失，对不对？跟处理自己事务同样的注意。再下来一点是重大过失责任，对不对？对不对？你看，在有偿契约里面，你要你要什么？这个债务人要负的履约上的注意物是到抽象性过失这么高，无偿呢，具体性过失就好。 所以，同样一个债务不履行的行为，债务人乙哦，同样的债务不履行行为，假设他的注意义务落到这个地方来，那这时候我请问你，乙有没有可规则？如果乙付的是有偿的抽象性或是注意的话，他叫可规则；如果他付的是无偿的注意义务呢，具体性公司呢，那他他就没有可规则的事由，可以了解是吗？所以，契约责任正因为它的标准不动，甚至契约责任很多是无过失责任。 懂吗？所以这边我们不去谈说你要故意或过失，你就谈什么？我们民法上的讲法就是说啊，你要可规则至于这可规则是一个什么不确定的法律概念，对不对？那到底可规则的事由，你负的规则事由到底是什么？你要看当事的契约的内涵，好吗？好，所以你说故意规则事由上面的差别，一个故意过失，一个可规则这边看不出来哪个好，哪个不好了，好吧来，还有没有其他的？还有没有其他？还有没有？来看看。 有没有什么是主张契约比侵权好了？大家都说契约好，好在哪里？好在哪里？啊？啊！消灭时效，消灭时效，这个非常好啊！消灭时效，消灭时效，侵权责任是多少？多少？一百九十七条第一项是两年跟十年，对不对？从从发现损害跟赔偿义务人开始两年，行为开始是十年。那二二七条债务履行一般多少？十五年。好，所以契约责任时效比较长，这是好处。 真的好说，哎，还有没有？还有还很多，还有没有？来，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够了，还有吗？还还蛮多的哦。什么？什么？举证责任？什么的举证责任？什么的举证责任？啊，什么的举证责任？ 保险箱一般讲是过失的举证责任，过失的举证责任。侵权责任里面我们刚不是讲吗？我们说侵权责任里面也要有过失，对不对？也要有过失嘛。契约责任也要有可归责，对不对？哦，也要可归责。在侵权责任里面的过失，谁举证？谁要举证？甲。 一般侵权责任里面，被害人要举证加害人主观上有故意过失，好吗？那这个在侵权诉讼里面最困难就这一点了。你怎么举证以到底他是有故意或者过失来侵害你的权利呢？那反映在刚刚开车的案子里面，就是被我撞到的被害人要举证我当时开车没有好好开，好吧？那举证一个加害人主观上的状态那是非常困难的，好吗？所以常常举证阻碍犯诉所在。契约责任里面谁要举证？ 一般而言，乙要举证，哎，那乙举证什么？乙举证自己有可规则，让人家告我吗？当然不是嘛，对不对？乙举证什么？举证自己没有可规则事由。换言之，在契约责任里面的诉讼里面，这个甲要对乙请求赔偿，甲只要举证什么？举证说乙确实债务不履行，没有履行债务，导致我损害就足够。所以你对照到侵权责任里面来，甲要举证说。 乙有故意或过失侵害我的权利，造成我损害，对不对？在契约责任，甲只要举证乙有债务不履行的事由，导致我损害就可以诶，哎，注意哦，甲只要举证乙债务不履行，这是客观上的事实哦，然后导致我损害就可以了。那乙要主观上要可规则，这部分谁举证？是推定由乙来举证，乙举证说我是不可规则的，可以咯，换言之，假设契约责任里面乙负的这个过失责任的话。 过失责任一般是一个推定过失的情形，有没有发现，什么？等于是乙只要债务不履行导致甲损害的话，我们推定行为人乙是有可规则的事由，那这反过来就是由乙来负担自己是不可规则的举证责任。那就这一点而言，契约责任当然比侵权责任好啊因为契约责任里面过失是推定的，这样了解吗？对甲而言呐，主张契约责任大不加啊，不用负举证责任，好，不用负过失上的举证责任。好，举证责任没有错，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保护的什么？保护的时点范围不好不同。契约责任保护的时间的范围、时间的领域，我们这个图，契约责任保护的领域是哦，只有契约成立到履行完成中间嘛，对不对？侵权责任是全部的。哎，请问你就这一点而言，哪个比较好？侵权比较好，哦，这个是侵权比较好，哦，懂吗？ 还有没有？我说契约比较好了，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还有一个很重要，为第三人的行为负责，这大家比较容易忽略。为第三人的行为负责。我问他。 侵权责任里面为第三人行为负责，最重要是哪个条文？侵权责任为第三人行为负责，最重要哪一条？一八八。当然，侵权责任为第三人行为负责很多条啊，但里面最重要当然是一八八。一八八是什么？雇佣人为受雇人行为负责，对不对？对，等于是等于是哦，加害人乙假设他一个受雇人是丙，然后乙要为丙的行为来负责，等于是这样的关系啦，对不对？好。 哎，契约责任里面为第三人行为负责，最终是哪一条？二二四，二二四是债务人，债务人为谁的行为负责？假设这有一个丙，债务人为谁的行为负责？丙是谁？债务的履行辅助人，哦，他的代理人或者是使用人。好，同样是乙现在要为第丙第三人丙的行为来负责哦。一八八跟二二四比较起来，对甲而言，哪一条对甲而言比较有利？ 这两个比较起来，二二四跟一八八哪个对甲比较有利？二四为什么？因为二二四跟一八八比较起来，它好像很陌生，对不对？来，你看一下一八八，你看一八八。 一八八这一条，所有人都知道它很重要，大家都知道它很重要。我们上课也不断，每一年都不断的讲这条很重要，然后跟你分析它的构成要件、法律争议，就每一年一直考。哦，这几年一直考一八八，我觉得奇怪，是吧？哦，当然它很重要，所有人都同意啊。但是每一年都一直考，哦，实在是太，实在是代表它实在是太重要了，吧？只能这样讲，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它。我也是上课讲到一八八，我说这一条你要打几颗星都随便你打，你把它全部围起来都可以，吧？它太重要，哦，太重要。侵权行为最。 最常被考的除了一八四的，因为你要主张一八八，前提是要先考一八四嘛。对啊，除了一八四以外，就算是一八八，每一年都讲，啊，就每年都考，很奇怪。我们到后面有个考古题来看一八八这个条文，你看第一项，受雇人因为执行职务不法侵害他权利者，由雇佣人跟行为人连带负责。哎，代表是雇佣人为行为人，行为人就是受雇人嘛，对不对？好，雇佣人为受雇人，行为负责。注意，你看他但书，但书写什么？但选任受雇人跟监督他职务的执行一定相当注意，这什么意思？ 已尽相当的注意，就是什么？已经尽到相当的注意义务，对不对？代表什么？没有过失吗？因为注意义务就是过失的问题，所以代表什么？雇佣人举证他的选任监督已经哦是没有过失的。后面或者重加以相当的注意，仍不免发生损害。你再怎么注意都不能够避免损害的发生，那就代表什么？损害的发生跟我有没有尽到注意是没有因果关系。我再怎么注意，损害都会发生，那代表损害发生跟我有没有尽到注意是？ 没有因果关系的嘛，对不对？因为我再怎么注意，都还是会发生，就代表发生跟我有没有尽量注意是无因果关系的，所以一八八条但书规定的两个举证免责的情形，这当然是推定嘛，对不对？第一个是举证什么？你没有过失可以免责；第二个举证没有因果关系也可以免责。所以一般称一八八条第一项是一个什么推定过失责任哦，懂吗？一般民法上称它叫中间责任呢？ 啊，等于是在过失跟无过失责任的中间，中间是什么？推定过失。好，推定过失。那推定一般这边条文是双重推定，哦，推定过果关系，推定过失，好吗？好，这个是一八八条。哎，那对照一下二二四，看二二四。好，二二四这条重要性也毋庸置疑了哈。二二四你看，二二四说债务人的代理人或使用人，我们称他叫履行辅助人。 关于再次履行有故意过失的时候，债务人跟自己的故意过失来负同一责任。好，当然七月六有第一分钟时间。二二四条也是债务人为履行补助人的故意过失来负责的情形，对不对？好，为第三人行为负责。你先条文看完，我请问你，二二四跟一八八比较起来，很大很大不一样在哪里？二二四并没有什么举证免责的规定，有没有？等于是乙为丙的行为负责，假设是在二二四哦，依照二二四条，乙为了丙的行为在负责的时候。 乙能不能举证他对履行补助人指挥监督没有过失或者没有关系来免责？不行。反之，在一八八条，雇佣人对受雇人乙为丙的呃乙为丙的行为负责的时候，乙可以举证选任监督没有过失来什么免责哦。所以两个比较起来，对甲而言，二二四跟一八八哪一个比较好？二二四比较好，好，什因为甲要求乙赔偿的时候，乙不能举证他对丙选任监督没有过失免责。 反之，你主张假设是一八八来请求侵权责任请求的时候，乙可以举证他对丙是无故意过失来免责，这点就不一样了，对不对？所以这两个比较起来，对债权人、对被害人这一方面来讲，哪一个比较好？契约责任比较好，哦对不对？对不对？好，我们这边举的例子啊，当然不止这些了，我们举这四个最常见的、最重要的契约责任比侵权责任要好的例子。 归纳起来，我问大家：为什么契约责任要比侵权责任好？讲了这么多，这最早最到这四个了。那为什么契约要比侵权好？很简单，刚刚我跟他提过，我说侵权责任是个一般性的保护义务，契约责任是一个什么？契约当事人间的特殊的保护义务。那为什么契约当事人间的特殊保护义务要比对一般人的一般保护义务要好？很简单嘛，我为什么跟你缔约？我为什么要跟你缔约？ 契约关系的缔结本身就包含了什么？契约当事人一定程度的信赖关系。那比如说，我要买一台音响，我为什么不去跟不去跟甲商店买？我要跟乙商店买，好吧？那跟乙商店买的原因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跟乙商店之间有一个特殊的信赖关系存在嘛？我觉得他售后服务做得比较好，或者他不会坑我，或怎么样，好吧？那基于这种一定的信赖关系所去缔结出来的契约关系，契约一定有信赖关系的。 对不对？好，缔结契约本身一定有信赖关系，那本于这个信赖关系，契约的双方当事人对对方之间都要负了什么？一定程度的什么特殊的什么特殊的什么特殊的契约上面的责任，而这个特殊的契约上的责任，一定要比对一般人的什么侵权责任的保护要来的更多一点嘛？不然不然要这个信赖关系干嘛？然后所以契约责任会比侵权好的原因，就是信赖是契约是本于信赖缔结。 那本于这个信赖怎样？双方当事人所发生的彼此间的义务，一定要比什么一般性的义务要来得好，好吗？这是契约责任最大的特色。好，问题是，问题是，并不是所有的情况都可以主张契约责任。好，那回到来了，契约责任既然比侵权责任好，好吗？如果契约责任跟契约责任保护的范围完全相同的话，那契约责任就去死了，对不对？那为什么契约责任，为什么侵权责任还可以活下来？因为有一些地方契约责任不能解决。 契约责任不能解决，最重要两个地方不能解决。第一个，看时间领域上不一样。刚才我讲没有错，契约责任在什么十点之内可以请求？最重要是契约要缔结。好，当事人假设根本没有缔结契约，不会有契约责任吗？在，他是到契约履行完成之前的阶段，所以契约假设被履行完成之后也没有契约责任啊。所以契约责任在时间领域上讲的是契约缔结到履行完成中间这段期间，侵权责任呢？ 侵权责任跟契约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它是随时随地都可以请求的，好吗？好吗？所以时间领域上，有人说契约责任不能够什么涵盖再在第二个，契约责任只有谁跟谁可以请求，有契约关系的相对人间才可以请求了。好，那侵权责任呢？C 既然说是一个对一般性的保护义务，它是对所有人都负担相同的侵权责任，可以吗？所以契约责任虽然有这么好。 但是它跟侵权责任比较起来，时间适用的时间领域上有限制，适用的什么？对象的领域上也有限制。那这个是契约责任什么？啊，这是侵权责任之所以可以存活的原因呢？啊，存活的原因，好吗？所以谈到契约跟侵权责任的差别之后，接下来缔约上过失责任为什么会出现？为什么会出现？来，缔约上过失，我跟他讲，我刚跟他讲，我说这是德国哈这个耶林所发明的一个制度。缔约上过失责任的 leading case 是什么？ 这个非常有趣。他这个甲，好，这个甲是去百货公司购物的人，好吧？好，那乙是一家百货公司，百货公司，丙呢是百货公司的哦里面的专柜小姐了，店员，店员。好，乙丙间当然有雇佣关系，对不对？好，乙百货公司雇这个店员，哦，在百货公司里面卖东西。就这个甲呢，那逛百货公司，对不对？ 好，那个逛逛逛逛逛，哎呦，就逛就，丙是在这个专柜是在卖那个软木的地毯，啊，地毯是软木的，那地毯就捆好，不是放在这个高高的地方，对不对？就这个甲就还没有买哦，甲就逛过去，就软木地毯就掉下来，掉下来就打到甲，甲就受伤。啊，我们的德国法上软木地毯案啊，哇，就软木地毯就是丙没有把它捆好，导致它掉下来，掉下来之后甲刚好经过，甲被打到。 假甲受伤，好，甲受伤之后，甲现在请求赔偿，好，就证明的结果，这个丙有过失，丙有过失，就是说这个丙确实没有捆好了，哦，确实没有捆好，好了，那丙有过失的话怎么办？这个第一个，甲你要对谁请求？看到没有？那第一个你找丙嘛，对不对？甲找丙主什么？好，一八四第一项前段侵权责任呢，标准的侵权责任嘛，对不对？好，就哎，问你，这请求权会成立？这请求权会成立？ 当然成立啊，百分之一千成立啊。我们不是说丙有过失吗？好，一八是第一项前段，这成立哦。啊，成立，然后呢，但拿不到钱呐，好吧？这个丙这甲甲的损害是一千万，丙双手一摊，你说要的要钱没有了，要命一条啊，好吧？如果我赔得起一千万，我干嘛当店员？我当老板就好了，好吧？我身上如果有这么多财产，我也不用，我也不用来当店员。所以有债权，我说有债权不一定拿到钱哦。 好啊，所以甲对丙是侵权请求权是 OK 的，没有问题的，但是拿不到钱。啊，所有人的眼睛都看到谁？看到乙嘛，对不对？乙的保险公司大然有钱啊，所以甲就想要对乙请求赔偿，对不对？好，甲对乙请求赔偿，第一个遭遇到，甲乙间有没有契约关系？甲乙间有没有契约关系？还没有啊。比如说，你等下下课，你跑到星光三院去，哦，他设多年去绕一圈，哎，多年去了吗？不知道。我假设多年去绕一圈。 好，请问你，你绕一圈，你有跟新光山缔结什么契约吗？没有，你没有去，你有，你没有开始买，你没有买到东西的契约关系都没有缔结，好吧所以甲对于要主张契约责任，假设二二七这种责任没有办法，原因什么？因为还没有契约关系，好吧因为无契约。那你都没有契约，那主张侵权哦？侵权这里最重要什么？德国当然有类似我国民法一八八的第一项这种过问责任制度。 好吧，那甲对于请求一八八 D 项在这个案子里面不行，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乙举证他的选任监督没有任何的书写，没有过失。好吗？这个案子里面乙举证说，我每天我第一个这个员工的教育训练我做的非常好，懂啊，然后每天早上来所有人都集合起来做早操，对不对？喊口号这样哦，然后这个常常小组长什么都在监都在都在这个就去去盯有没有到底你东西有没有摆好，没有安全性有没有问题？假设乙在这个案子里面真的。 他的什么？他的选他的什么？这个选任监督上已经尽到相当的注意了。结果他依照一八八一项但书怎样？举证免责哦，以举证免责，以举证免责。哎，以假设举证免责的话，那像甲对乙请求，损害赔偿变成契约责任，不行，因为没有契约。侵权责任是以举证免责，那甲就对乙就没有请求权基础了吗？是的。 在这个案子里面，最后的结果就是甲不能找百货公司要，甲只能找这个店员，但找店员要，但店员赔不起钱，赔不起钱。然在德国法上，当时的这个软木地毯案的结果是如此。那野林就说：这样合理吗？这样合理？因为大家脑眼睛都看到那个百货公司啊，他很有钱嘛，懂吧那野林到后来他就说，他就说，事实上要来帮甲对乙的请求权基础来找哦，找请求权基础。 透过侵权责任里面最大的困难就是什么？会被人家举证免责，对不对？那家脑袋动到契约责任，动到契约责任，但动到契约责任最大的问题在于契约责任，我刚刚说过两个很大的问题，第一个要时间点的问题嘛，第二个对象上的问题，对不对？代表的是如果没有缔结契约的话，就不会有契约责任。那我问你，这一个案子里面，甲跟乙的关系发生在哪个阶段？发生在哪个阶段？哪个阶段？大概这个阶段。 这个阶段你也不能说是这里的阶段，没有那么远，在这里的阶段是什么？就你现在坐在这里，然后星光三月开在那边，你们俩的关系就在这个阶段，就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好，那我特别把它画在契约成立前的这个阶段，这个阶段叫什么？叫做磋商缔约的阶段，已经开始磋商了，懂吗？磋商缔约。 好吗？当事人开始接触，开始磋商缔约。哎，在这个新你跟星光三业的关系，你什么时候开始磋商缔约？你开始进去逛，就开始磋商缔约嘛。懂吗？你说：“哎，今天下课之后，我到星光三约看看，我买个枕头。”然后你进去之后，哎，开始逛的时候，你就开始跟星光三约在磋商那个缔约，对不对？好，那么再来磋商缔约会不会发生一定的信赖关系？会哦。譬如说以前大牙还没倒之前，大家都去星光三月逛，不去大牙，为什么？ 那就大牙一副快倒快倒的样子，懂吗哎，那里面那个消防安全会不会有问题啊？对不对？他会不会说因为都快倒了，所以消防安全什么都没有做好？假设啦，然后都没有做好，好，或者说地板怎么样怎么样？哎，会不会进去出了什么问题呀？或者说快倒了就公百货公司对他的店员那个那个什么教育训练啊，或者是负的责任什么，反正就什么都没有做好，会担心，对不对？所以大家来看看啊，那干干脆去去星光三月好了。所以你会选择跟？ 星光商业进去里面逛，会选择跟他磋商，本身就是信赖关系的。所以大家要讲说，哎，契约责任为什么比较好？因为契约责任刚不讲过吗？它有信赖关系存在才叫契约责任嘛，对不对？那本于这个信赖关系，有没有可能在缔约阶段就发生的？他说是有可能的，因为缔约阶段本身发生的信赖关系虽然没有像契约责任那么强，但是呢，某程度也有信赖关系。 好，那我们能不能说，本于这个信赖关系，把契约责任的领域从什么？从契约缔结之后才会发生，扩张到缔约的阶段。我们说磋商缔约阶段呢？好，那这一段期间我们就称它叫什么？因为马上称它叫先契约义务，先契约的义务。契约之前叫先契约义务嘛？那反过来讲，就是契约在履行完成之后。 还当事人还是有一定程度的信赖关系，对不对？好，比如说最常见就是什么那种离职员工的旋转门条款，懂吗？旋转门条款还是有一定的信赖关系出现。那本于这种信赖关系，在一定，比如说两年时间的旋转门条款，这段期间之内，你可以认为说哦，当事人间会有什么？永远会有后契约的义务，对不对？会有后契约上的义务吗？ 那 <laughs> 这种先契约跟后契约义务，这英面法上的用语，它的意思就是把契约责任的适用的时间领域扩张到先契约阶段，跟扩张到后契约阶段。懂吗？那目的就是什么？就是让被害人可以本契约责任来请求赔偿，可以了解吗？好，那再来我问大家，那凭什么？凭什么？就凭什么在先契约义务在磋商缔约阶段，这个什么加害人以？ 要对甲负担比较重的契约责任。我们刚刚说它本契约上面的什么信赖关系，对不对？但问题是，契约责任里面的是人家契约里面已经明白讲说你要负什么责任嘛，对不对？那侵权责任里面要负的责任，哎，不是在先契约阶段、磋商阶段要负的义务的来源会来自于什么？来自于帝王啊！帝王在哪里？帝王是什么？诚信原则，诚信原则。所以我记不记得我们在在编一开始，在从一开始我们就上礼拜的事情。 上上礼拜、上上礼拜，我们不是讲到说什么？讲到说什么？说义务的来源有来自于什么？有什么？有给付的义务，对不对？给付的义务，对不对？跟什么？跟附随的义务，对不对？附随义务是不是这样？当时我说给付义务可能什么？可能是来自于当事人契约约定的内容嘛？给付义务嘛，对不对？那给付义务所要保护的法益是什么？契约上面的履行利益。 对不对？好，附随义务讲的讲的是最狭义、狭义的附随义务来讲，附随义务来自于什么？诚信原则。然后诚信原则具体化下来，什么样的义务就是负随？啊，基于信赖关系，不就是诚信原则的展现吗？对不对？好，诚信原则展现了信赖关系，然后呢，下来下来就是什么？你会发生什么样子的附随义务？懂吗？那附随义务一般保护的法益是什么？固有利益的部分呢？ 可以了解吗？记不记得？我们在第一堂课有谈到几步义务跟附随义务上面的问题，所以缔约上过失责任，当时既然契约关系还没有缔结，所以他说保护的绝对不会是什么契约上面几步义务里面的履行利益，不可能，他保护的大部分都是什么？都是附随义务上面的侵权责任这部分可以了解吗？然后好，这个整个大概知道之后看讲义，我们看规范功能。 规范功能是扩大诚实信用原则。你看到诚信原则，把它画起来。来源是诚信原则。扩大诚信原则在哪里？在什么的适用范围？时间上有没有？我们重视的是时间上。扩张到先期约有没有？基于什么？基于缔约准备或商议的阶段。就我讲的磋商缔约的阶段对不对？先契约的阶段。 使得诚信原则作为发生什么先契约义务的依据，好，这是先契约义务，对不对？这字都看得懂哦。然后扩大不随义务的范围，同意吗？好，不随义务的范围没有错。所以不随义务基本上我说是诚信原则走到哪里，不随义务就到哪里去了，好吧？那基于这种这种什么这种诚实信用原则，最常见最常见，就是跟契约关系有关的时候，会有诚信原则吗？那缔约阶段我说因为信赖关系发生，也有诚信原则了。 可以吗？可以吗？你说现在我坐我站在这里，你站在那边，我们两者间有没有诚信原则？有没有诚信原则？假设我们两者间已经有什么有某程度的信赖关系存在的话，哦，那可能会有诚信原则。哦，所以诚信原则，我说它作为一种帝王条款，代表什么？它的存在是无所不在的，但也不是说什么地方都一定可能。比如你现在这里星光商业人家开在那边，你跟星光商业有没有诚信原则？在这个阶段有没有诚信原则？没有诚信原则，你跟他你在那边上课，他在那边开他的店，关你什么事？ 好吧？你们两者间没有任何什么接触或者是什么没有一定没有一定程度的信赖关系发生，就不会诚信原则嘛？但一旦你进到星光商业里面去，准备要购物，你进到他的门里面去之后，诚信原则就发生了，好吧？因为信赖关系就发生，那诚信原则在这个时候就具体化出来，成为一些附随义务内容，好吗？那在在附随义务里面，附随义务除了在先契约阶段它会适用之外，我问你，契约缔结是没有附随义务的可能？ 什么附随可能当然有可能啊！契约缔结后，信赖关系也是存在嘛？附随义务当然也是继续会具体化。后契约阶段，附随义务还是存在，对不对？那一旦到了当事人间已经变成陌生人的时候，啊，附随义务就消失了。这样了解吗？懂吗？所以附随义务的具体化的时点，它本来就不受到契约内容的拘束了，可以吗？那刚好就作为什么附随义务发生的存在上的基础，好吧？那这个附随义务常常什么？常常是把契约责任往前往后。 再往下看，我们看法律性质。这是王哲林老师的写法，他说它是独立于契约责任跟侵权责任以外的法定的债之关系。就王老师说，这个缔约上过失责任不是契约责任，它也不是侵权责任，它是一种第三种的法定债之关系。啊，当然王老师这样讲了，那我问大家，到底它的本质上是比较倾向什么？契约责任嘛，懂吗？从一开始我们讲就知道，懂吗？缔约上过失责任是个契约责任在时间点上往前的扩张嘛。 好吧，所以虽然王老师说它是法定代理关系，但其实本质上是一个接近契约责任的情形，接近契约责任。我们看制度特色，各国立法例都没有设契约未成立时的要件，这指的是我国民法上有一条，地论上过失在哪一条？二四五之一，看条文，来先看条文，看二四五之一。 看到二四五之一就知道，好，是八十九年在一边修正施行的出现的，对不对？好，二四五之一这条文，看他怎么讲。他说，第一项，契约未成立时，当事人为了准备或商议订立契约而有拙劣情形之一者，对非因过失而信契约为能能够成立导致受到损害的他方当事人来负赔偿责任。第一个，你看第一款。 就缔约，就缔约有重要关系的事项对他方的询问，恶意隐匿或者是做不实的说明者，问你第一款讲的附随义务是什么？是什么？啊，诚实的什么说明义务，对不对？哦，我都，我我我跟大家讲，我说附随义务的内涵，本来就是本于诚信原则而来。那既然是本于诚信原则来，本来它就没有什么说附随义务一定等于什么义务了。然后所以诚信原则走到哪里去，基本上什么？ 附随义务它就会什么？它就会具体化成比较特殊的义务内容，对不对？好，附随义务你看在第一款这边它讲到什么是说明义务，说明的义务，等于是跟缔约有重要关系的事项，它告诉你，它告诉你，啊，比如说你去买中古车，中古车有没有泡过水，是不是发生过事故，事故车、泡水车这一些是重要的事项吗？他告诉你，好，所以第一款讲的是说明义务，好吗？ 来，第二款你再看。第二款说，知悉或持有他方的秘密，经他方明示要保密，而因为故意或重大过失来泄密者，那第二款是什么？保密义务，对不对？啊，保密义务。第二款是保密义务，对不对？好，哎，这些确实，它都是不随义务的具体化的内涵，没有错好，我们再看第三款。 第三款说，其他显然违反诚实及信用方法者，来诚信哦，诚信原则把它画起来，诚实信用方法。这第三款叫什么？就是盖瓜条款了，懂吧？等于其他所有诚信原则的情形，哦，其他所有违反诚信原则的情形。好，那这三款这样规定，学说上有批评，批评。你来看，讲义上面这个制度特色，这王泽老师的说法，他说各国立法例都没有设契约未成历史的要件 这个问题我们等下再讲。再你看，哦，关于缔约上过失责任，各国立法例都采盖棺规定，并以过失为规则原则。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哦，世界各国假设有规定缔约上过失责任的话，那个缔约上过失责任的条文规定都很简单，就是什么？就是你只要某一个行为违反诚信原则，好吗？就是你过失违反诚信原则的话，就要对对方负损害赔偿责任。 所以讲缔约上过失，第一个它的规则的要件来自于什么？诚信原则，这第一点。第二个它的规则事由是什么？过失，因为它缔约上过失代表有过失就够了，对。可是你看我国的立法例是采什么？他先举第一款跟第二款说明跟保密义务当例子，第三款再做一个什么概括条款规定的。然后他这样规定其实讲一下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因为最终是有个概括条款。 对不对？好，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些规则要件真的是过失责任吗？你把第一款再看一次，它是不是真的是过失责任？你看怎么讲？他说，就订约有重要关系的事项，经过他方明示要保密，哎，不，经过对于他方的询问，恶意隐匿或为不实的说明者，这第一款的要件严不严格？我们就举去买二手买这个二手车的例子来讲啊，我去买二手车，你是二手车的车商。 我去跟你买，假设要该当到第一款要什么情形？第一个，说明义务的内涵对象是什么？订约重要关系的事项，这点我同意啊。啊，不重要的事情不一定要讲嘛，对不对？那什么叫重要事情然、后要看具体情况啊。比如一个车子是不是泡过水，啊，发生过事故，哦，啊，比如他开过多久的车，这非常重要嘛，对不对？好，这一些重要关系的事项要讲，这点我同意啊。你再看哦。他说对他方的询问来恶意隐匿或为不实的说明，这他方讲是谁？ 都是我，对不对？我去问你说，哎，车子是不是泡过水？我有询问，对不对？然后你呢，去恶意的隐匿，或者是主动做一个不实的说明。恶意隐匿就是我问你，明明假设它是泡过水的，我问你说我们泡过水，你没有讲，懂吧？你说嗯，没有啦。或者你做不实的说明，啊，等于是对我询问的重要关系的事项，要么你就是消极的不讲，隐匿下来；，要么就是么你积极的做一个不实的说明。 好吗？那我请问你，如果我没有问，你要不要讲？泡泡水这件事情哦，重要事项对不对？如果我没有主动的问你，你要不要讲？你觉得依照程序原则来讲，你要不要讲？应该要讲。尤其在一方是消费者，一方是企业经营者的时候，企业经营者要负的什么主动揭露的义务，应该要更强一点，对不对？懂吧，结果你看第一款的要件这样规定下来，我要该当缔约上过是很难哦。他要怎么样？ 第一个要重要事项，第二个我要主动的问，第三个你要恶意隐匿或做不实的说明，全部加起来才会叫缔约上过失。那你看要达到恶意隐匿或不实的说明，那基本上是缔约上故意责任了，缔约上恶意责任了，懂吗？那我记得我跟他讲过，我说民法这个很重要原则是什么？恶意故意可以合理化所有的赔偿责任，懂吗？只要你是恶意的故意的去做一些什么侵害别人的行为的话，根本不用这一款规定都可以请求损害赔偿，侵权责任就可以请求了吧？ 懂吗？就侵权责任就可以请求损害赔偿所以学术上就批评说这一款，你看这规定根本不叫缔约上过失啊，懂吗？你看他还要经过询问，懂吗？然后还要什么做恶意隐匿或不实的说明，根本不是一个什么我们所讲缔约上过失的责任，那代表对谁对这个被害人而言非常的不利，好吗？所以王泽老师就说，他说假设有一个情况下是我没有问，因为我一年我可能一辈子只买过一次中古车，我怎么能够知道中古车里面什么事情是重要的呢？ 好，吧？然后什么事情是我应该要问的呢？好，吧，那在消费者没有主动去询问的情况下，企业经营者应该也要负有一定程度的主动揭露的义务嘛？懂吗？那假设你这样认为，你适用第一款会有困难，对不对？那怎么办？来用第三款。好，第三款有个什么该刮条款的情形呢？然后这时候呢，假设你认为说消费者没有主动询问，企业经营者没有主动做揭露的话，而这样子的行为被认为是违反诚信原则的话，你是用第三款来解决。 那等于是透过第三款的扩张上的适用，把第一款那个什么严格的要件把它加工掉，变这样子，好了，来，我们再看第二款保密义务的情形。保密义务，你看他什么情况哦？他说要知悉或持有他方的秘密，经过他方明示要保密，然后有故意或重大故事来泄密。假设我跟你磋商缔约，哦在磋商阶段，对不对？磋商缔约，我知道你公司的秘密，公司很快快倒了，哦在公司快倒了。 然后这时候呢，你有明示叫我说，哎，公司快倒，这个事不能讲哦。你明示叫我保密，然后我什么？我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把它讲出去，这一般这两个问题。第一个，假设你没有明示叫我讲，叫我不要讲，难道我就可以讲吗？你没有明示叫我保密，难道我就可以故意的把它讲出去吗？应该也不应该如此吧？所以你看他的条件要求对方明示要保密，显然这个要件非常严格嘛，对不对？而且不合理。再。 如果你有民事叫我保密，然后我是轻过失讲出去，轻过失的泄露，我要不要负担缔约上过失责任，应该也要吧。违反轻过失讲设违反是抽象轻过失，这也是很严重的情形啊。那条文上说我要故意或重大过失来负责，那显然这个要件也太过严格，对被害人而言非常不利，好吗？所以王老师说，假设没有民事要保密，但是依照程序原则看起来也不应该，人家没有民事叫你保密，你也不应该讲的话，适用第三款。 可以吗？或者清过失泄密的时候呢？适用第三款的方式，来把第一款跟第二款这种要件上过于严格的情形，把它架空掉，好吗？可以吗？好，所以这是学术上对认为什么？这个第一款跟第二款的适用的要件上非常的严格，基本上不是缔约上过失的，是缔约上过失责任的，好吗？好，再回来看讲义，所以你看啊，他说。 关于缔约上过失责任，各国立法例多采盖瓜规定，并以过失作为规则原则。但是二四五条之一是采什么列举又盖瓜啊？我们说举两个第一款跟第二款，但是其第三款那个什么盖瓜条款，并就规则事由设不同的规定，没有采取过失责任。所以从刚看起来什么要故意或者是有最早要重大过失嘛？好吧？那一般就说啊，这个其实不是故缔约上过失而是缔约上过啊故意责任，好不好？我想要件上过于严格，这是被批评的地方。 好，在构成要件的地方我们来看，哈，第一个是准备或商议订立契约。这一边这个争点，你看，若于缔约阶段发生附随义务违反的情形，而事后契约仍然有缔结，受损害的一方是不是能够仍然可以主张缔约上过失的损害赔偿？这个问题，你回来刚刚条文上的二十五之一，你把第一句话画起来，契约未成立时，这句话画起来。 这个争点的问题来自于这句话：二四五之一的条文一开始就讲说，契约未成立时，然后后面哦，巴拉巴拉讲，哦，当事人怎么样？好，这一句话代表的意义是什么？有两种解读。注意哦，两种解读，第一种解读是说，这指的是二四五条之一的这一个条文的适用，要以契约没有成立作为它的要件。 要以契约没有成立作为它的要件，换言之，第一种的解读认为，二四五之一所谓的契约未成立时，指的是缔约上过失责任的适用要以契约没有缔结作为前提，事后契约不能缔结哦。好吧？换言之，时点发生在这个时点没有错，缔约上过失对不对？然后最后契约没有缔结。反过来讲，如果事后契约有缔结的话，就没有缔约上过失责任的问题，直接以契约责任解决就好。 这是第一种讲法。第二种讲法说，缔约上过失责任，这条文上所谓的契约未成立时，指的是后面这三款所讲的情形，是发生在缔约阶段，是发生在缔约阶段，指的是事件发生在契约还没有成立的时候，好吗？那只要事件是发生在契约还没有成立的时候，就足够了。事后契约有没有缔结，重不重要？无关，无关。我讲一次哦。 两种看法对于“契约未成立时”这一句话有两种解读。第一种解读指的是，这指的是《缔约上部二十五条》之一的适用，要以契约是没有成立作为它的要件。如果事后契约有成立，就没有缔约上故责任，就以契约责任解决。第二种的讲法是，“二契约未成立时”的意思是，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契约还没有成立的时点。事后契约有没有成立，跟 缔约上过失人无关这第二种想法，指的是发生的时点了。第一种指的是条件，第二种是发生的时点，好吧？好，这两种的解读就是我们讲义上面这个真点。有吗？这真点讲说，缔约阶段发生附随义务违反的情形，事后契约者呢有缔结则能不能主张缔约上过失损害赔偿？如果你采第一种讲法，第一种解读方法可不可以？不行。第二种解读方法呢？可以，就可以。那这两种说法来说有道理。 哪一说道理？我认为哪一说道理，要想要先看十四页上面这个真理。我们从这个下十四页上面这个真理，我们再回来看这个这边这个真理，哪一个讲法有道理？我们先看十四页上面这个真理。怎么讲在缔约阶段，因为违反保护义务，来保护义务请圈起来。这边除了我们条文上看到的说明保密之外。 有看到一个保护义务，保护义务，哎，保护义务的内涵是什么？说明我们说要主动的告知啊，对不对？要告知，对不对？好，那保密就是好，秘密不要乱讲。保护义务当然也是不随物的一种啊，对，具体化的一种。保护义务指的什么意思？我们两个在磋商缔约，或者我们两个契约已经缔结，本于诚信原则，我对于你的人生。 或者是什么固有财产上负有一定程度的保护义务。好，我对于你的人身跟固有财产上，基于这个诚信原则，我负有一定程度的保护义务。哎，那保护人身跟固有财产代表保护义务一般保护的是什么利益？是固有利益的部分嘛，对不对？对不对？是一个固有利益的情形，好吗？ 那这个固有利益的保护的范围在不在附税义务保？在不在缔约上过失责任保护的范围？现在问题在这个地方吗？呃，这种脑筋动得快头的老师，这个保护义务是固有利益的范围，不就是软木地板案吗？软木地板不就是保护义务的一种吗？懂吗？就是有人到你的百货公司去 shopping，懂吗？去磋商缔约，你要不要对他的人身上有一定程度的保护责任呢？保护义务的责任呢？ 或者是有人在跟你磋商缔约的时候，因为你的店员的过失，因为你店员的过失导致甲的人身或财产上面的损害，你要不要对他负损害赔偿责任？那我说这种保护义务是固有利益，固有利益最主要是要用什么解决？侵权责任解决吗？那缔约上过失责任就是觉得侵权责任不能解决了，有没有？因为能够举证免责嘛，所以才希望说哦，能不能用二二七的债务不履行契约责任来保护这个情形？ 可以吗？可以吗？所以，软木地板那软木地板其实本质上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把赋税，就磋商阶段的赋税义务具体化到什么保护义务，然后去保护固有利益的情形。你同意吗？好，这边如果你问王泽英老师，王泽英老师在他的书上，他的债法一，他书上里面谈到第三部分责任，他说不行。王老师说什么？不可以主张这个契约责任，他说用侵权责任就足够了。 哎，呦，那就问说为什么？王老师说，第一个，德国民法跟我国民法都有一八八的条文，对不对？在德国民法上，这个案子之所以不能主张一八八的原因是什么？你举证免责，然后在我国实务上，雇佣人你想要举证免责，没有那么简单呐，很难呐。然后到实务上，法官都说什么？哎呦，你雇佣人这么有钱，对吧？你叫 OK 啊，都这么有钱，那叫假这么可怜。 你这样甲去找那个店员丙，他就要不到钱嘛？那你这乙这么有钱，而且人家丙帮你赚这么多钱，那你下班损坏，你应该赔人家一点吧？应该赔人家一点吧？懂吗？你要举证你对丙的选任监督真的完全没有疏泄吗？懂吗？那法官假设他在结果上认为说，希望你要赔啊，最少赔一点嘛？懂吗？那这时候，法官就在你有举你的选任监督有疏泄这一点有没有？稍微给你什么标一下？ 他就说你有过失了，有过失你就没有办法举证免责，好，所以在我国实务操作的结果，基本上想要举证免责没有那么简单。好，吧？所以在我国实务上，这个一八八这个条文基本上会过问责任。虽然我们说条文上看起来是推定过失，对不对？但当你举证免责非常困难的时候，本质上已经趋向于一个什么？不过失责任，懂吧？就是你很难举证免责的话。所以第一个，在我国实务上依照一八八举证免责很难，在就算你神通广大举证免责，我国还有什么？ 来，一八八，我们刚才第二项还没看，再看第二项，再来看第二项。你看，第二项说，如果被害人依照前项但书的规定不能受损害赔偿，什么叫依照前项但书规定？第一项但书规定就是什么？就是举证免责嘛，对不对？好，假设被害人因为第一项啊，这个雇佣人举证免责。 导致他不能够受损害赔偿，候法院可以依照他的申请，他斟酌雇佣人跟被害人的经济状况，斟酌雇佣人跟被害人就是谁跟谁，斟酌甲跟哎，斟酌乙跟甲吧，雇佣人是乙嘛，对不对？被害人是甲吧？斟酌乙跟甲的经济状况，然后呢，令雇佣人为全部为一部的赔偿。那一八八的第二项的情形是什么？是乙已经可以举证免责喽，他依照第一项但书规定举证免责。 但是依照第二项的规定，法院还可以因为甲的申请来斟酌甲跟乙的经济状况，一般谁比较有钱？当然是公司有钱嘛，对不对？好，斟酌甲跟乙的经济状况，叫乙对甲为全部或一部的赔偿。那既然乙都举证免责，代表人家没有过失，你还叫人家赔，好吧？那一般称一八八第二项叫做横平责任。横平责任，啊，你都讲到横平两个字就没什么好讲了，好吧？讲到横平两个字就是什么？ 就是有钱就是一种罪啊，懂吧？而且有钱是一种罪，因为你比较有钱，衡平一下，对不对？是吧？促进财产重分配，是吧？衡平一下，所以你那么有钱，虽然你举证免责，但你或多或少赔家一点，道德法律化，道德法律化。完了，我国民法上假设这个乙举证免责，如果乙又太有钱，懂吧？ <laughs> 是一种罪，所以大概法官什么也会因为假的申请啊什么做一些衡平责任上的处理。那这个条文说，那老师呢？德国法上为什么不用这个？抱歉，德国法上没有衡平责任。 德国法上只有规定到一八八第一项举证免责这个部分而已，这部分是相同的，对吧？他们没有类似我们一八八第二项的合并责任，对吧？所以王老师都讲说，你看啊，他说你看这个我国的侵权责任其实对被害人保护还蛮好的。好，第一个要举证免责很难，一八八第一项时要举证免责难，在就算举证免责还有第二项的合并责任，所以他说在这个案子里面用什么？用侵权责任就可以解决了，不用不用什么，不用使用到契约责任，可以吗？好吧，不过。 当然，王老师这样讲也有他的道理在啦，有他的道理在。不过，这个我会认为说，实际上侵权责任能够足以保护，这个并不代表不能主张契约责任。啊，就是侵权责任，我国对被害的保护很有利，没有错啦但是呢，因为这样子就说契约责任不保护到这个，就说缔约上过失责任不保护到这种固有利益的，这个理由好像太过牵强。啊，就是确实你依照侵权责任来请求时，在我国法上什么？ 还蛮有利的，好，这部分还蛮有利的。但如果说能够在法律上给被害人多一层的保护，有什么不好？啊，有什么不好？那甚至德国法上其实叫 leading case，就是什么？其实就是保护，保护义务这种固有利益上的情形，那保护于这种固有利益上的情形，可以吗？所以像其他学者，像比如说黄茂荣老师，黄茂荣老师他什么？他说这个保护务固有利益的部分，当然也被理域上公司持做保护了。 好吧，所以学说上在对什么？对缔约上过失责任保护的法益，来哦，缔约上过失责任所保护的法益。好，第一个，你讲，第一个，我先问你，履行利益会不会包含？缔约上过失责任所保护的法益，履行利益会包含？所谓的履行利益，就是契约有缔结之后，那个契约预期能够达到的利益，对不对？履行利益会不会在缔约上过失包含？不可能。 缔约上，公司如果还请求到履行利益的话，那契约，那契约就不要缔结就好了，懂吗？就是我在缔约阶段发生的事情，那个请求损害赔偿，还可以请求到契约有缔结之后预期的利益状态，那我干嘛缔结契约？理解这意思吗？所以你要请求那个契约缔结之后的利益，一定是契约有缔结作为它的前提，啊，就你要请求买卖契约履行之后利益状态，一定是买卖契约有缔结 所以，缔约上过失责任跟契约上的利益一点关系都没有，好，不可能，不可能。在刚刚讲说固有利益的部分，要不要包含？我们学上有争议，对不对？好么好？那这个我们认为说有包含部分可能比较合理，固有利益部分包含。在哎，除了这这两个利益，还有点，还有另外利益是什么？信赖。 信赖利益，我们民法上讲过信赖利益有哪些？一个错误撤销之后请求损害赔偿没有？九十一条在呢，在呢。错误撤销之后请求损害赔偿还有呢，讲常看到这种两百四十七条记不记得？二十七是在二四六以下，二四六是自主客观不能的契约，对不对？哇，到二十七条有个信赖利益损害赔偿，甚至像一百一十条。 这个无权代理，然损害赔偿也有可能是信赖利益的范围，对不对？好，那信赖利益，我说信赖利益跟谁一定不会并存？它跟履行一定不会并存，对，因为信赖利益就是缔约成本嘛，对不对？缔约成本跟契约履行履行这个利益状态绝对不能两者通拿，好吧所以信赖利益讲的一定是契约没有缔结，不能够请求履行利益的时候，例外的把信赖利益的前科要回来，好吧那王泽鉴老师，我刚不是说王老师认为说。 缔约上过失不要请求他固有利益吗？那缔约上过失，王老师认为请求主要是什么？信赖利益。懂吗？等于是把缔约成本部分要回来，所以信赖利益当然是可以请求损害赔偿的。而且你这一点从二四五之一这个条文里面，你再看一次。你看二四五之一这个条文，二四五之一这个条文，你看他说契约未成立时，当事人为了准备商议或订立契约而准备行之者，对于对啊， 非因过失而信契约能成立，自受损害的，他们当事人要负两偿责任。你要看信，信把圈起来，信赖。我们般上看到信赖，好，信赖利益一般都会看到我这个信契约为有效，对不对？所以确实，的，这个主要信赖利益应该被包含。好，假设我们采这样的看法，认为说，啊，固有利益、信赖利益部分都包含的话，那回来我们十四页上面这个真理，我们把它看完。你看，若果与 缔约阶段因为违反保护义务，致他方当事人发生固有利益的损害的时候，发生固有利益的损害，该被害人除了依照侵权责任请求赔偿，而且比如说你就举软软木地板这个案子嘛，对不对？这固有利益对不对？好，这个被害人除了依照侵权责任请求，比如说什么一八四、一八八等等的情形之外，另外呢，得某一缔约上过失的规定请求。换言之，缔约上过失制度的保放射范围，除了信赖利益圈起来。 除了信赖利益之外，是否也包括到固有利益？信赖利益不会包含是所有人都同意的，我们包括固有利益。我说结果上应该认为它也要包含是比较合理的，啊是比较合理的，但是绝对不会包括到什么履行利益、履行利益。好，现在我们把缔约上过失所要保护的法益抓好之后，回来十三页上面这个争点，这个契约未成立时，到底是一个条件？ 还是一个发生了时点的问题。我先问你，如果你现在要请求固有利益，事后契约有没有缔结重不重要？啊，注意听哦。如果你现在请求是固有利益，事后契约有没有缔结重不重要？重不重要？是不是契约事后契约一定要缔结？哎，事后契约有没有缔结，关系到是什么？ 主要是履行利益的部分，对不对？那如果你现在请求甩掉是固有利益的话，事后契有没有缔结没关系，是无关的哦。契约有没有缔结涉及到契约上履行利益嘛？ <laughs> 那固有利益既然保护的是人身或财产什么是契约以外利益的问题，事后有没有缔结不重要嘛？可以了解吗？所以像软木地毯案这个情形，人家被害是人身上的损害啊，跟事后契约是否缔结是无关的。所以如果你现在讲的是固有利益之保护的话， 那刚刚的两说应该才哪一说为大？采第二种讲法就是指的是契约，呃，指的是什么？缔约上过失这件事情发生在缔约阶段，那事后契约有没有缔结本来就不重要。哎呦，反过讲，如果你现在请求是信赖利益的赔偿的话，事后契约有没有缔结重不重要？重不重要？那就非常重要啊！事后契约如果缔结的话，那可以请求契约上的履行利益啊。那信赖利益呢？ 当然就不能够来请求了，可以了解吗？好吧，所以你对于说契约未成立时这几个字讲的到底是说事后契约没有成立作为它的要件，还是说指的是这个事件发生在这个阶段就足够，事后契约有没有缔结不重要的话，那你要看现在你所请求的损害赔偿的范围指的是什么？如果你现在请求损害赔偿范围讲的是固有利益的部分的话，事后契约有没有缔结本来就不重要。 如果你现在请求是信贷利息缔约成本的返还的话，那当然要以事后契约没有缔结作为前提，以吗？所以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你现在违反这保密义务，事后契约要不要以未缔结为前提？我们第六款保密义务违反，对不对？好，你假设现在请求是因为对方泄密导致你的损害赔偿，事后契约有没有缔结重不重要？不重要。保密义务做，他假设泄露是你公司其他什么？ 经营上面就是契约以外利益的问题嘛？那这个部分事后契约有缔结，他在缔约阶段可以到处乱讲，你公司受损害，你有没有请求赔偿？可以。事后契约没有缔结，那磋商阶段他知道秘密，可以到处乱讲，你有没有请求赔偿？当然也可以啊，对不对？所以你在磋商阶段知道对方秘密，然后到处泄密，就这个损害而言，事后契约有缔结没缔结，你都可以请求赔偿。那因为原因在什么？在于这个部分其实是固有利益问题。 可以吗？好吧，那你说哦，他买买泡水车，买二手车，没有告诉我说这个车子是泡过水的。假设事后契约有缔结的话，你要请求损害赔偿，你会主张是什么？物质这不就标准的物质瑕疵担保吗？或者债务不履行吗？物质瑕疵担保、债务不履行，这些都是什么？都是标准契约责任，而且是履行利益的问题，对不对？好，什么叫物质瑕疵担保？ 你卖给我的买卖标的物里面有瑕疵，导致没有达到契约预期的效用。现在我主张的是要达到契约预期效用的利益状态，这是履行利益的问题啊，懂吧，那这个部分，你说他在缔约阶段没有诚实的告知，没有揭露，事后契约也缔结，你现在主张损害赔偿，你会主张缔约上过失？不会啊，懂吗？你现在契约有缔结，去请求的一定是什么？契约有履行之后的那个利益状态。 所以德国法上会讲说，缔约上过失责任跟物质瑕疵担保责任，两者会不会并存？不会。好，因为如果你缔约上过失请求是什么？请求什么？请求是缔约阶段如说告知说明义务的部分的话，那事后契约假设有缔结，你会遇到契约责任的请求了。可以了解吗？好吧，所以你要看你保护的法益是什么，来决定说要不要以契约未成立作为他的要件。如果讲是固有利益的话，本来跟契约责任就无关。 而讲是信在利益的话，那当然要以契约没有缔结，契约有缔结，你举到主张瑕疵担保，那个是履行利益的问题啊，当然就没有在主张利益上过失的问题，好不好？好，所以是这边这个问题哦，这边这个问题。好，那没有问题的话，那十三页下面哦，这个诚信原则规则是由，其实就是条文，刚刚我们都讲过了。来，这个我们等下看右边的例题来说明哦，右边这个。 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这自己看看就好。我们看下面这个例题解说，直接来看例题。来，你看，甲有 A 屋，位于台北的南港。住在台南的友人乙有意购买，甲有一个房子，乙要来购买。试问，在下列情形，乙能不能以甲有地域上过失为由来请求损害赔偿？你看第一个例子。哦。 甲因为有事出国，甲是出卖人啊，注意哦，甲是出卖人。甲有一栋 A 屋，在南港，住在台南的有人有意购买，想要缔结买卖契约。第一小题说，甲因为有事出国，甲委任丙用他的名义来出售，委任丙以其名义出售，哎，代表是代理对不对？好啊，结果呢，丙因为过失而不知道这个房子已经在日前烧毁。 而仍然跟乙来订立买卖契约。我请问你，这个买卖契约效力如何？买卖契约效力如何？开始哦。丙因为过世而不知道房子已经在日前烧毁，而仍然跟乙订立买卖契约，买卖契约效力如何？买卖契约无效，为什么？因为致使客观不能，房子烧掉嘛，日前烧毁了，对不对？懂吗？然后仍然去缔约，那房子 A 屋烧掉是致使客观不能的情形，所以这个买卖契约无效，是不是这样？ 买卖契约无效之后，题目说什么？乙能不能以甲有缔约上过失为由来请求什么损害赔偿？这边的缔约上过失责任主要是民法的哪一条？四事根不能。接下来就要想哪一条？二四七第一项。我刚说过了，二四七第一项也是缔约上过失哦，信赖利益对不对？好吧，那二四七第一项这个情况，这边你要加什么？对，看一下二四七第一项。 当然陌生。你看二四七一项，注意一下，看他什么要件。这二四七一项，我们之前讲到最详细一次在哪里？在那个农那个原住民保留地的买卖，你记不记得？好吧，讲到一三跟一四一项的情况下，好一四第二项。你看这二四七一项，他说，契约应以不能的几付为标的无效者，当事人在缔约时知其不能或可得之者，对非因过失的信契约为有效，是什他条款在不言自？ 我然后我说前面这个当事人在黑板上讲的是谁的谁？讲的是谁？讲的是乙，讲的是乙。听到甲，听到乙，那到底是谁？这边讲说这个当事人要知其不能或可得知嘛？这讲的是谁？甲，因为甲负责任嘛，对不对？好，甲要什么？知其不能或可得知再来，然后呢，这个对于非因过失而性契约为有效。 叫做无过失的信赖，对不对？非因过失就无过失嘛，无过失信赖。这无过失信赖的讲是谁？是乙，对不对？我求你，在这个题目设计的例子里面，乙有乙是不是非呃乙是不是无过失信赖？应该是的。你要期待说乙是住在台南，然后知道房子烧掉，大概哪？好，所以乙大概无过失信赖没有问题。问题是甲有没有明知或可得知？甲有没有明知或可得知？这一边，丙什么？ 丙是过失而不知，哎，什么叫过失而不知？就是可得而知。哇，今天我跟他讲过一次啦，我说明知讲的是故意，明知对不对？那可得之叫什么？可得之就是他是善意，可得之就他不知道哦，对不对？但是你应该要知道叫可得知嘛。所以讲可得之讲的就是有过失的善意的情形，啊，有过失善意。那有过失善意就什么？哎，就是不就是民法上丙，哎，就是条，哎，题目上面讲的丙因为过失而不知吗？ 对不对？就是不知就是善意，所以叫做有过失的善意。所以在这边可得知的人是丙，而不是甲，对不对？所以这边你必须要先把丙的可得知的这件事情转到变成是甲可得知才可以嘛。那这里想到是哪一条？二四。二二四条我说是什么人？债务的履行不助人，对不对？这一边请问你丙是不是假的履行不助人？是哦。 是哦，那请问你这边是引用二二四，还是类推适用二二四？这个有趣的问题啊，是直接用二二四就还是用类推适用二二四？二四条叫做债务的履行辅助人，代表先有债务才有履行的问题，对不对？好，这边请问你债务发生了没？债务发生了没？这边有两种看法。第一种看法，假设你讲的债务讲的是什么？契约要缔结才叫债务，懂吗？那现在契约还没有缔结，现在只是一个磋商阶段，对不对？ 好吧，就是契约没有缔结哦，只在磋商阶段的话，那这边你讲的就是说啊，那就是代表他是缔约辅助人，而不是债务的履行辅助人，那你就用那类形容二式。好，另外一种讲法，我说债务的履行辅助人，民法上的债务的发生有有什么可能性？我说民法上的债务有意定之债，也有什么？法定之债，对不对？这边你来看哦，你来看这个图，民法上债务讲若是意定之债的话。 那不就是这个契约成立到履行完成中间那期间？这个是什么标准的二二四讲的情形，对不对？但我记得我在在编一开始，我跟你画实质意义的债种的地方的时候，我说二二四这个条文是实质意义还是形式意义的债种？实质的哦，它是所有债资关系都什么可以适用？当时我记得我跟他讲过几次，我说侵权行为会不会有二二四的问题？会不会？会不会？当然有可能。什么情形？我开车撞到你之后，我要赔你吗？ 我赔你的话，我是债务人啊，我也可以找履行不顺帮我赔给你嘛，帮我履行。这个履行过程当中故意过失，我一样当成是我的故意过失嘛，可以懂吗？只是我说在侵权在法定之债，我们都重视在契约成立那个时点啊，就债务成立的时点，而不是债务履行的时点而已，懂吗？那只要有债务，就会有履行的问题。好，请问你，假设这边的缔约上过失责任，你认为缔约上过失是一个债，对不对？一样是个债的关系啊。 法定之债，对不对？那缔约上过失这个债，在什么时候就发生？在依照诚信原则，一开始就有，开始磋商缔约，不就诚信原则发生吗？诚信原则发生，不就是发生了附随义务吗？附随义务，对不对？不就发生了附随义务？附随义务的发生，不就是一种债吗？所以，如果你认为说，哦，这个债在一开始附随义务出现的时候就发生了，对不对？那依照这个附随义务是怎么样？ 依照二十七条，你是应该说你你应该对于明知或可得是什么？对于契约致根本这事，如果你明知可得之话，你要跟对方讲嘛，对吧？就你没有讲，你要对对对无过失信赖的人负什么讲责任？那这个情况下，你的明知可得之，除了是你自己明知可得之之外，那你的辅助人的明知可得之，你应该什么？依照二二四条的规定来什么？来以承担。所以这边假设你说缔约上过失责任就是一种在。 这个债一发生之后，就会有债务履行辅助人的问题，好吗？那你就会认为这边直接适用二二四就可以了。我这样讲，大家可以听懂吗？我讲一次哦，二二四条是一个实质意义的债种，在在边第一堂课我就讲了，代表着只要有债就有履行的问题，好吗？所以不要认为两百二十四条只有契约之债的履行哦，不一定哦，只要发生债就会有履行，只是说这个发生的债。 这个债之关系的发生，在契约之债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哪个事件？签约。在侵权行为讲的是哪个事件？就是一弄流浪啊，撞到人的事件，侵权之债就发生嘛。不当得利讲是什么事件？因为我家的狗吃你的宝物的时候，好吧，那狗一吃下去，不当得利就发生，因为我的狗肥了嘛，对不对？受利益，好吧，好就发生。无因管理指的什么事件？ 这是不对，只是你家着火了，我一拿水去救的时候，我因管理之灾就发生好，所以再一次发生的原因，看契约之债还是法定之债，本来就不一样。那在缔约上过失，这这这是个债，对不对？缔约上过失之债指的是什么事件？就是开始磋商缔约就发生了，懂吗？所以一开始磋商缔约就发生在发生在发生在就会履行履行的话，就有二十四条适用的问题。所以如果你认为说二十七条在题目上讲这个例子里面。 在一开始什么，大家磋商缔约的时候，在这关系就发生了。在这关系发生之后，这个甲是出卖人，甲没有自己去卖，甲是透过什么，透过朋友代理人，而去出卖的话，那甲也要就他的代理人的什么故意过失，当成自己的故意过失。所以题目上讲说这个丙有过失不知，那甲假设要把丙的过失不知当成自己的过失不知的话，那引用上你可以直接引用两百二十条，这是可以的，好吗？ 可以吗？这样可以了解为什么？好，所以这边有人会讲这些生二十，有人讲这些生二十，或者讲这些生二十其实蛮好的，对吧？哦，这个代表哦，二十代表你了解它够深，哦，高端。来，这第一个，来看第二小题。第二小题说，乙在查看甲的房屋的时候，因为地板有瑕疵，导致他滑倒受伤。哎，这是什么义务？保护义务违反，对不对？人身上的损害嘛。这边乙要来对甲请求损害赔偿。 你可以主张，哎，侵权责任你可以主张什么？侵权责任可以装什么？这边那你说啊，主张一八四条第一项前段我也不能说你不行啊，但是你要举证什么？他故意过失，对不对？再侵权责任你还可以装什么？哎，这有个一百九十一条，看一下一九一这个条文，一九一这一条，非常重要，但是大家都忽略它。你看一九一这一条。 一百九十一条第一项，好，这我们到侵权行为会来讲。一九一第一项说，土地上的建筑物跟其他的工作物所致他人权利的损害，工作物之所有人画起来，工作物之所有人。一九一条，负责任的主体是谁？谁要负责任？工作物的所有人。好，这时候要负损害赔偿责任，但注意看哦，看但书哦，但书都是推定，对不对？注意看一下，他推定的几个。 第一个，这个这个工作物所有人哦，其对于设置跟保管并无欠缺。第一个是他没有设置保管是没有欠缺，没有欠缺的意思说这个工作物没有问题，没有瑕疵，没有欠缺。好，第二个损害非因设置或保管有欠缺所致。这个损害非因设置保管有欠缺的意思是什么？是举证什么？损害发生跟设置保管有没有欠缺是无因果关系嘛？对不对？好，因果关系特定。第三个。 或者在损防止损害发生已经相当注意，这种过失，这些都不再实现，所以放在但书代表是推定的情形。一九一条其实让我们讲说是三重推定，推定的同时推定三个：第一个推定这个房子是有问题的；第二个推定设置保管上这种损害跟这个设置保管有欠缺这件事情是有因果关系；第三个是公中所有人设置保管是有有有过失的情形。这个条文。 这个以前我说大家都忽略它，这条在什么时候突然间声名大噪？在民国八十几年有一个威尔康西餐厅的事件，不知道知不知道？在台中，好，有两个人在喝西餐，呃，这个去西餐厅喝咖啡，结果呢，着火，着火之后发现这个西餐厅什么，为后面的防火箱也堵死了，懂吧？然后这个没有相关逃生门也封起来了，懂吧？就是整个西餐厅本身的防火设备完全没有设置，或者说把它封起来等等。 后来就里面烧死了一堆人，在喝咖啡着火就烧死一堆人，烧死一堆人之后大家哎那大家就要检讨说他刑事上有什么责任，刑事上有什么责任，民事上有责任？民事上责任当时最重要就是一百九十一条，对吧？去找这个西餐厅的房子的所有人，啊，等于是什么？等于是你工作物的所有人，你设置这个房子什么本身有欠缺？这个欠缺讲的就是这个房子没有消防设备，好吧？消防通道被堵死，这个工作物的存在本身就是个欠缺了，好吧？然后呢？ 你有过失，然后有因果关系等等，三重推理，可以好，所以哎，那这个题，这题目的第二小题里面，因为地板有瑕疵，而不是欠缺了吗？对吧？导致他滑倒受伤，你主张一百九十一条也可以，也可以，而且主张一九一当然比主张一八四比上面好多了，那三重推理嘛，哇，好多人，不用举证。来，再看第三小题，哎，当然我问你，第二小题可不可以主张地约上过失？ 固有利益对不对？假设你跟我们讲说，我们的固有利益应该可以请求，这边可以请求的话，你要依照哪一条？依照民法的二四五之一第一项的第三款，用盖挂条款来请求，好吧？好，用盖挂条款来请求。再看第三小题，甲乙约定一个星期之后缔约付款，以婴儿事先向友人借款为。 于缔约前夕，甲突然不付任何理由表示不卖，导致乙受有损失。你问你，乙这边的损失是什么？你跟他借款要利息嘛，对不对？好吧，然后呢，往返台北、台南两地会增加会有什么交通费用啦，或者要请假来签约啦，有没有？好吧，那这个情况下啊，徒增劳费，等于是等于是乙因为要跟甲磋商缔约，支出很多的缔约成本，对不对？ 现在这个缔约成本，乙要来对甲请求赔偿，我先问你第一个问题：甲可不可以不付理由表示不卖？可以，当然可以啊，这是契约自由哎。契约自由里面第一个最重要是什么？我有自由可以决定要不要跟你缔约，啊不用付任何理由哦。只要契约还没有签订的时候，我可以不付任何理由不跟你缔约。好，那现在这个甲不付任何理由不跟你缔约，那乙要说：哎，那我这样缔约支出很多的成本，我要跟你请求赔偿，理论上可不可以？ 原则上不行，我说缔约成本本来就是当事人要自己什么吸收进来嘛，对不对？我现在跟你要准备磋商缔约，我支出很多的成本。那假设四后七约没有缔结，它这本来就是商业上的问题啊，这部分民法上理论上不能请求赔偿。所以我之前跟他讲过，我说信赖利益的赔偿必然要以什么法律有规定者为先而且法律规定的要件假象都蛮严格。的哇，你昨天刚刚讲过我们的二两百四十七条信赖利益，对不对？那个赔偿标准非常严格，好吗？好，现在假设乙要对甲请求什么？那 这边条文上面有看到什么特殊的条文？最最重要可以引用的是什么？好，一样是二四五之一，第一项的第三款，这盖括条款，对不对？第一项第三款这盖括条款，那这样的情形就是学术上所称的中断缔约，中断缔约的情形，好吧？等于是大家磋商缔约经过这么久，已经发生一个信赖关系了。 结果在缔约前夕，有人突然不负任何理由拒绝缔约，然后那依照契约自由，他确实有这样子的权利。但他这个拒绝缔约、不负任何理由中断缔约的行为，假设在评价上被认为违反诚信原则，好吧？那这时候呢，就缔约成本应该对对方予以赔偿，那一样是个诚信原则的情形了，好吧？所以这边假设你认为说哦，他中这个中断缔约是违反诚信原则的，那你也可以用二十五之一下第三款。 来请求信赖利益上的赔偿，好吧啊，那我说，既然他本源来自于诚信原则，那你就只能够看这个例子里面，你觉得他是不是王八蛋的话，是的话你说啊，那这个行，他这个行为违反诚信原则。国内大概写中断地约最多是在政大的陈光伟老师，哇哦，那之前在民法就会发表过一篇这个中断地约，那其他的也是地约上过失的问题，好吧？好，是这个这个问题。好，那我地约上过失我们就谈这么多了，我就谈到这里。 好，再来翻过来。翻过来，我们来看福音管理，有一个很大的体系表，就把它画下来。 条啊，咱们先看这边啊，先看条文啊。你看一百七十二条，五音管理哦，讲到现在不是什么重要的，在这关系的制度，但是这五呃这三四年考了两次，哦，后面有考古题，我们待会来看。这三四年考了两次啊。 那因为他的请求记录非常明确，所以我觉得考出来的题目也不难，考出来的题目不难，我们只要上课听，其实都会写。等下你就会知道，那五音管理明白到几条？几条？从一七二开始到什么？一七八。哦，因为一七九开始是不当得利嘛，对不对？哦，从一七二到一七八条。我们看一百七十条这个条文他怎么讲？他说：未受委任，并无义务而为他人管理事务。 这前面所有的未受委任并无义务，这讲的有点多余了。为什么？因为委任就是什么？委任只是义务的来源的其中一种嘛，对不对？哦，签了委任契约你就有义务了嘛，对不对？所以未受委任并无义务的意思就是你没有义务了好，没有义务啊，没有义务。你为他人来管理事务的话，那成立无因管理，哦，成立无因管理。那后面这个条文上说，这个管理要以本人名事我可能推测意思以有利本的方式为止 这是管理事务实施的方法，后面来讲，后面来讲。所以一七二条这无因管理的制度，你来看哦，你看黑板上。假设哦，假设我们说管理别人的事务最标准的契约类型是什么？委任吧？对不对？我说，假是委任人甲跟乙签的委任契约，让什么？让乙来帮甲处理一定的事务，叫做委任。所以乙现在等于是帮甲处理一定事务。 如果是本于跟甲之间的委任契约而来的话，乙帮甲处理事务本身当然没有什么，不是侵权行为嘛甚至还可以要报酬，对不对？好，那无因管理的意思是，甲我们称他叫本人，所以本人相对应到委任来讲就是委任人，乙呢叫管理人。无因管理跟委任的差别在于，乙是没有义务哦。这个义务来源如果得定委任契约，当然就有义务。好吧那除了委任契约之外，还有很多的情况下会让乙发生义务。 那些在乙是没有法律上的义务，他一样帮甲处理事务，好吧？那这个时候乙甲间成立无因管理。那成立无因管理跟委任最大的差别什么？你来看下这个这个光谱。这民法规定的是一个个人主义的民法，但在个人主义之下，所谓个人主义意思是什么？就你把自己事情管好就好，好吧？别的事情你不要鸡婆，好吧？别人的事情如果鸡婆的话，导致别人损害，你要负对对吗？ 所以对方不赔偿责任吗？好了，可是就说在贯彻个人主义的情景之下，我们又希望可以发挥什么传统互助的美德，对不对？好，举一个例子来讲，看到隔壁家遭小偷，这时候你要不要过去抓小偷？如果哎，我万一隔壁家遭小偷，我一进去抓小偷的话，哎，我一进去，第一个刑法上我会侵入他人住宅，好吧？哦，民事上会不会什么构成侵权行为？因为我侵入到他的住宅领域，去不去啊？ 所以，你侵入别人私领域的这个行为，在评价上，到底要禁止还是要鼓励？这是无因管理最困难的地方。啊，无因管理就说，就比如说隔壁啊，这邮差送信到隔壁家里，隔壁家不在，你知道吗？对不对？那你要不要帮这个隔壁的邻居收这封信？啊，或者挂号的东西到隔壁邻居家，你要不要帮他收这个挂号的东西？等邻居回来，你再还给他，懂吗？那你帮他收，评价上会不会是个侵权行为？ 或者评价上是一个要鼓励的类似委任的行为，这会影响到整个社会风气的转变，好吗？所以无因管理这制度在处理说没有义务去帮别人处理事务，等于是侵入别人私领域的这样子的行为，在评价上到底要在立法上鼓励他好吧还是说在立法上要禁止他这影响到无因管理的法律效果，好吧？好，那这一点的犹豫就反映在立法者把民法上的无因管理无因管理。 无因管理分成是法跟不是法无因管理两种，你知道是法跟不是法无因管理到底区分怎么区分？等会来讲，是法跟不是法无因管理都是无因管理，它都是无因管理哦，只是立法者对是法跟不是法无因管理的法律效果那个态度实在差太多了。是法无因管理基本上是，你看在光谱上是把它放在跟委任很接近的地方，好吧？那这一点也是学说上喜欢称它叫做准契约关系的。 准契约关系，准契约关系，民法上你看到准，准用，好不好？看到准，第一个你要先知道什么？不是，不是才叫准，懂吧？那不是，那为什么要准呢？就希望它跟是有差不多的法律效果，才叫准用。所以你民法上你看到准用两个字，第一个它不是啊。第二个我们希望虽然它不是，但是希望跟它有相同类似的法律效果叫做准用。所以你看到准契约代表第一个它不是契约。 但我们希望发生好像类似的关契约的关系一样，这叫做准契约关系。懂了学术上喜欢说，而无因管理是准契约关系，讲的就是四法无因管理这个部分，好吗？所以四法无因管理既然在定位上是一个什么，要予以鼓励的无因管理的行为，好吧？在如果你的无因管理被评价成是四法无因管理的话，在判断上是要鼓励的话，那基本上常常去搭什么？你看到后来看条文，立法者基本上就是来抄委任部分的条文。 把那个条文都抄到无因管理里面来，处理的就是司法无因管理，好吗？好，如果是不是法在评价上被评价人是一个不是法的无因管理呢？那就是立法者认为说这一种的无因管理要禁止的，要禁止的。那禁止的无因管理类型上，你看到没有？它是倾向于是一个侵权行为，好吗？所以你的行为本身可能就具有违法性哦。所以你看中间画的这一条线叫做违法性的线，在这条线。 好，以东好，以右边，这指的是什么？你的这个无因管理的行为是一个是法，是一个合法的行为，好吗？那在这条线以西指的是什么？你这个无因管理的行为，行为本身是具有违法性的，具有违法性的，具有违法的行为的意思就是，那它就是侵权行为嘛，可以了。所以到时候是法跟无是法无因管理怎么区分，就影响到什么？就影响到。 到底管理人跟本人间的法律关系，到底是要弄得像委任一样，还是弄得像就是侵权行为？好吗？好，那是法跟不是啊，无异管理区分上最重要的区别就是什么？就它是不是一个有利而且合意的管理？这才是最重要的，是不是有利而且合意？有利管理就是什么？就是你做这管理事务要有利于本人方式为之；合意管理就是不违反他民事或者可得推之的意思。 好，那代表意思是什么？就是你现在这个乙啊，你现在很鸡婆，对不对？啊，鸡婆，你去什么帮甲处理某个事物你在做之前，你要先想清楚，你帮甲做这个事情对甲而言，第一个有没有违反他民事或可得推迟的意思？第二个是不是以有利于他的方式来做？如果你能够先确定说，哦，这个两个部分都 OK 的话，那你就放胆去做吧。你因为你的行为叫做事老为管理。 懂吗？好，假设你做的时候后来发现违反甲的民事或者甲可得推知的意思的话，抱歉，你的行为可能被评价不是保密管理，那不是法无因管理，在法律上就评价为什么？鸡婆的行为就是侵权行为，好吧？当然你说，哎，老师这样的制度会不会导致这个大家都不太敢去帮助别人，懂吗？就是会不会说，哎，我在做一个无因管理的行为，我本一片好意啊，本于一片的好意去做一个无因管理的行为，结果评价上假设说啊。 被认为说是违反他可得推辞的意思，是不合意的管理，类型上被丢到不是老违管理变成是侵权行为，那我不是很倒霉吗？懂吗？那这边我要反问大家一句话：好意的人，就真的，你看他在做这件事情是一个善意，是一个好意，当然就可以阻却他所有的违法责任嘛？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啊，懂吗？就在比如说之前最有名就是那个玻璃娃娃那个案子。 玻璃娃娃就是那个那个同严信同学是玻璃娃娃，就是他这个全身骨骼上些问题。哇，那一个同学，他同班同学不是帮他抱着他，然后背着他下那个楼梯。下雨天上体育课，背他下楼梯到地下室去，结果不小心就跌倒。好，跌倒之后的玻璃娃娃，后来就跌倒之后他就过世。过世之后大家讲说，哎呦，这个同学，这个诚信同学，他的同班同学嘛，人家是好意呢，有没有跟你拿钱呢，本朋友间的关系，本同学间的关系，他好意背他下去。 结果导致他损害的时候，或者可过世的时候，他负担赔偿责任，这样合理吗？好，那问题就是说，好意的这个行为是不是在社会上，就是他发生所有事情是不是全部都没有法律上的责任？这是个问题啊。那这也是民法上最最难解的问题，最难解的问题，好吧？所以无因管理这个制度，就是说，在不是呃，在不利或者是不合意的管理的情况下，把类型丢到不是法无因管理。 好，那背后反映出来的意思就是，你在做一个无因管理的行为的时候，你要先了解到，你做这个行为对本而言是不是有利而且合理的。如果你没有办法确定，做动作以前三思，要三思，好吧？你没有办法确定说它是个司法无因管理，所以你做动作的时候你要三思，好吧？那这个没有办法，因为这个法律本来就是一个个人主义的法律，好吧？好，那当然什么叫司法，不是我们等下后面会来谈。哎，接着你看这个讲义，哎，这个黑板左边的这个笔记。 这体系表，我再帮你把所有无因管理可能的情况，我们画出来。无因管理，你刚刚看到条文上有几个要件，第一个，管理的一定是别人事务，这第一个要件啊，都未受委任而无义务，为他人管理事务嘛。所以你管的一定是别人事务。那有一种情况下是你管理的是不是别人事务，那不是管理谁管理自己的事务，对不对？哦，那一般学说称它叫做幻想管理，你吃迷药啊，幻想管理。 幻想管理讲的就是客观上你管的是谁的事出，自己的，结果主观上你以为是谁，别人的，对吧结果哎呦，这根厝修起了，赶快去救火，懂吗？结果事实上那个房房子是你自己的，对吧然后结果你以为是别人的，你哇很努力去救火救火救，哎救火完之后，哦是把物业管理请求，哦请求一些费用上的支出，对吧那结果后来发现房子是你自己的，请问你这么特殊法律效果，没有，你自己幻想，哦没有什么特殊法律效果。 好吗？所以客观上，你看做的是管理的是自己事务的话，就代表你没有侵入别人私领域。啊，你对自己主观上自己的事务，你要怎么做？你要怎么幻想？那你家的是啊。啊，所以幻想管理基本上没有什么特殊管理效果，好吗？因为客观上你既然没有侵入别人私领域的话，没有特别规范必要，好不好？好，就第一个，你管是别人事务，对，你有没有法律上的义务？这也是条文上有规定的要件，对不对？未受委任并无义务嘛。 那民法哎，有法律上的义务，法律上的义务会来自于什么？有公法上的义务或者司法上的义务，对不对？公法上义务是什么？有警察哦，波利斯大人，对不对？我那他做什么事情？好吧，好，那他做的事情呢？他是履行公法上的义务了。好，那司法上的义务呢？有法定的，有一定的法定义务，最常见就是什么？就父母对未成年子女，未成年子女不是感冒吗？父母不是带他去医院？ 对不对？然后还帮他付了这个挂号费。请问你父母在付了挂号费之后，医治完成之后，父母能不能就医药费跟小孩请求无因管理？问他的问题。小孩不是生病吗？父母把他带到医院去看病呢？看病之后付了医药费，医药费之后父母可不可以对这个小孩主张无因管理？无因管理我后面有讲，无因管理会请求费用吗？费用支出嘛，可不可以？不行，为什么？因为父母你帮小孩带去医治，你是法，你有法律上的义务。 把我们清除法上有法律上的义务。所以，既然你有法律上的义务，那个法律关系、那个费用要怎么请求，那是清楚法上来处理的问题，就不会落入到无因管理里面来。我的意思不是说他不能请求哦，只是假设你要请求，你的请求基础你要看清楚法上的规定，好而不是看无因管理的法律条文，好吧？因为他有法律上的义务。三，那一般举例，这条解是议定的啦，议定的司法上的义务来这样，比如委任就是一种，好吗？所以说条文上写未受委任。 并无义务，这委任部分只是举例，因为委任是义务来源的一种，明白吗？好，只要你做这个事情是有法律上的义务在做这个事情的话，那就不成立无因管理。会无因管理一定是你没有法律上义务的情形哦，明白？再第三个要件，这是主观的，主观上要有所谓管理的意思，请注意，这是条文上所没有的要件。 条文上只有讲客观上是为哦无法律上的义务来管理他人事物，对不对？学说跟实务都说主观上要具备管理的意思，请注意什么叫管理意思？什么叫管理意思？就是我知道我现在做这个事情是为别人而做，然后这个管理之后的利益是要归属给他人就足够。 我现在做这个事是为别人而做，而所取得的利益是要归属给他人，就叫做管理意识。举个例子来讲，你看到这个房子着火了，连邻居家陈妈妈家里着火，对不对？赶快去救火，赶快去救火的话，第客观上管理别人事务，对不对？你没有法律上的义务，对不对？主观上什么叫管理意识？就是我知道我现在救是别人的火，而且救了火之后，救火之后房子就没有烧掉，没有烧掉这个利益归属给谁？ 的妈妈是他家的房子嘛，对不对？你只要主观上有这样子的意思的话，就是所谓的管理意识好吧？就是你知道为别人而做，而你也认为这个利益是要归属给别人，叫做管理意识所以问你，管理的意思是不是意思表示？是不是意思表示？哦，如果扯到意思表示，那严重了，因为扯到意思表示就是法律行为，讲到法律行为，什么制度就会进来，行为能力的制度就会进来，那就未成年人的问题就跑出来了。 懂吗？那我请问你，五岁小孩你可不可以做无因管理？五岁小孩可不可以做无因管理？可不可以？可以啊，为什么不行？五岁小孩可以救火啊，怎么不行？好吧，好吧，看到隔壁家的那个狗走失了，看到狗之后，你把狗抱回去还给隔壁家的妈妈，你也在做无因管理啊。五岁小孩可不可以做无因管理？当然可以。所以无因管理这个制度是不是契约？不是哦，无因管理这个制度在定位上是一个事实行为，事实行为。 所以，所谓的管理意识，有没有涉及到意识表示的问题？有没有涉及到行为能力的问题？没有。五岁小孩可不可以有管理的意识？当然可以。懂吗？他知道他现在救的是隔壁陈妈妈的火，懂吗？然后呢，救了之后，这火了之后，陈妈妈的房子就不会被烧掉。知道这件事情，他就有管理意识了，好吗？可以吗？三，没有。来，在那什么情况下是没有管理意识的？没有管理的意识，一般称它叫做不真正的无因管理。 那有管理意识就称它叫做真正的无因管理。我们民法上讲的一百七十条讲的无因管理，就是真正无因管理。类型上包括是法跟不是法的无因管理，可以吗？是法跟不是法的无因管理。那不没有管理意识情况下叫做不真正无因管理。注意哦，所谓不真正无因管理指的是客观上你管理别人事务，你也没有法律上的义务，但你主观上没有管理的意思。 这个没有管理的意思，情况有两种可能性：一个叫悟性管理，一个叫不法管理。悟性管理指的是客观上他人事物没有客观他人事物吗？主观上你认为是自己的，刚好是幻想管理颠倒。客观上是别人的，主观上你以为是自己的，好吧？这叫幻想管理。怎么做？后面会讲。不法管理指的是客观上是他人的，主观上你也知道是别人的，你知道是别人事物哦不过你是为自己的利益来管理。 好，那我说过管理的意思指的是主观上你知道是别人事物，而且你有把那个管理的利益归属给别人的意思。那当你这利益是归属给自己的意思的时候，你叫做不法管理，来吧。那这这两个也很喜欢考，去年就前年就考了，考哎，去年去年就考了，那叫做不真正的无因管理，好吧？怎么解决？等一下我也会告诉你。那四法无因管理里面啊，我们说真正无因管理里面又可以分为四法跟。 不是法的无因管理，这两者我说立法者的态度是截然不同，好吧？等一下我来告诉你。来，所以看讲义，你看十五页这里，十五页这边你看无因管理的成立客观要件，第一个管理他人事务。然后管理他人事务，如果是法律行为的时候，管理人可以用自己的名通或者是本人名义为之。以本人名义为之的时候，还发生无权代理的问题。这意思是什么？ 这是什么？好，我先问你啊，无因管理的行为是法律行为还是事实行为？对哦，不要这么笃定哦。刚刚我们说无因管理这个制度是一个事实行为，好吧？代表管理的意思不是行为，不是意思表示的问题。但事实上，在做无因管理的行为，这个行为是事实还是法律行为，都有可能。我对照起来问你。 委任契约是事实行为，委任是事实行为还是法律行为？法律行为啊，对不对？委任契约嘛，委任契约的发生是个法律行为啊，但委任事务的执行是事实行为还是法律行为？都可能啊，看契约怎么约定嘛。委任契约的内容可能，比如我是委，我是甲，你是乙，我委任你干嘛？帮我打扫家里，委任你一个礼拜帮我打扫家里一次，请问你打扫家里是什么行为？事实行为。 好，所以乙跟甲订立委任契约是个契约，是个法律行为哦。但依照这个法律行为里面，实际上去做的从事这个管理事务的行为，可能是事实行为。再有没有可能是法律行为？有可能啊。我委任你干嘛？帮我把我的车子卖掉，帮我把我的车子卖掉。结果你要卖掉，你必须要什么？跟别人缔结契约，对不对？跟别人缔结契约，就会有什么？用谁的名义来做？如果是用甲的名义做，是代理的问题。 有没有可能无权代理？如果是用以自己的名义做，有没有可能是无权处分？这都有可能吗？对不对？同样的哦，无因管理这个制度，这个法律关系发生的本身是一个事实行为、法律行为，事实行为，对不对？但是做无因管理这个事物的内容，也有可能是什么？事实行为也有可能是法律行为哦，就跟委任完全相同哦。所以刚刚举例举什么？乙帮甲救火。 他家着火救火是行为，法律行为是行为。那如果乙现在是说这个这个甲甲有一台好甲车好了，我甲车呢？前驱甲车，甲有一台甲车，好，就甲车，甲就那边讲说啊，有谁愿意花十万块买我这台踏车？我就想要卖了，好吧？结果呢，有一天甲不在家里，甲可能发很多传单，甲不在家里，就有一个丙路过，他说：“哎呦，这踏车怎么这么好啊？”好吧？然后就问一下乙说：“哎，乙呀，这踏车是谁的？”他说：“是甲的。” 就这个丙就讲说，哎呦，这脚踏车这么好，我好想好想买，啊，我愿意花十二万块来买。就是甲不在家，就是乙这时候什么鸡婆，对不对？说啊，因为我知道甲说十万块他就想卖了，好吗？所以我就用甲的名义，把这个车子用十二万的价格卖过来给丙。第一个，他如果用甲的名义，这个行为效力发生在甲丙间，对不对？这是个什么行为？无权。 代理的行为，不涉及到名义的问题吗？在如果乙不是用甲乙跟丙说啊，这车子是我的啊，十二万块我卖你了。乙心里想什么？反正我就用我的，反正丙也不介意是谁的名义嘛，我用我的名义把车卖掉，十二万块钱我到时候再交给甲，我来做好事一件。那乙这个行为，尤其是这一个处分行为，会是一个什么无权处分？可以了解吗？所以他跟委任，你在思考无因管理之前，一定要了解委任的架构，你才有办法了解无因管理。 好，这就让我回想到，我记得我大二上黄茂宏老师的在场，黄老师讲完契约，再讲无因管理，讲无因管理之后，他啊，这个淡淡的说了一句话，他说啊，了解无因管理之前，一定要先了解委任，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来谈委任，然后黄老师就开始讲委任，然后哎，小大二什么东西都不懂，有没有？无因管无因管理是什么，都还不知道，懂吗？就黄老师，哎，那我们现在开始讲委任，就大家一头雾水为什么先要讲委任，懂吗？然后黄老师就把委任全部讲过一次，对，哎，那我们现在可以回来谈无因管理。 对吧？那这就一一下两堂课就过去了，啊，我两堂课都在讲委任，然后大家一头雾水。啊，后来想一想说，哎，这真有道理。你不了解委任人，你怎么会了解吴英管理？好吧？所以委任里面，我们等下大家要谈委任的请求权跟吴英管理的对照。好，委任里面，委任契约是一个契约关系，这个法律行为。那从事委任契约的内容，可能是事实行为，可能是法律行涉及到法律行为的时候，当委任行为的内容涉及到法律行为的时候，有涉及到。 名义的问题就会有无权代理或无权处分，或者有权代理有权处分的问题吗？对不对？好，无因管理一样，无因管理是制度本身虽然是一个什么，虽然是一个事实行为的制度，对不对？就是我们做所谓的管理意识，并不是行为能力的问题嘛，对不对？不是意识表示的问题，但实际上做的这个无因管理的动作，那管理事务的实施的本身，可能是事实行为，就我，可能是法律行为，比我说把就隔壁的假城卖掉。 是法律行为的时候，你就要考虑到有没有代理权，有没有处分权的问题。好，那在无因管理里面，一定没有代理权，也一定没有处分权，懂吗？所以，如果乙是用甲的名义做，那这个行为会涉及到什么？无权代理，好吧？如果他是用自己名义来做，这个行为可能涉及到无权处分，这样可以了解吗？那你要看是是什么，是具体情况而定，可以了解吗？好吧，这个搞清楚，来再看讲义。 来，第二个客观要件是没有法律上的义务，对主观要件，主观要件指的是要有管理的意思。注意看，管理意是指有将管理行为事实上所生的利益归属给本人的意思。因为无因管理并不是法律行为，我说它的制度本身是个事实行为，对不对？所以呢，所谓管理意识非意识表示，无行为能力人也可以具有管理的意思。我刚说五岁小孩去救火的情形，是不是？在第二点。 管理意识的本人不用确定，比如说你看到这个房子着火了，你只要知道房子是别人的，不是自己的就可以了。啊，至于说这个房子到底确定是谁的不重要，好吧，你只要知道说房子是别人的就可以。那你把利益归属给谁？归属给这一个着火的房子的所有人。至于这个所有人你有有确定是谁不重要。好了，再来为他人跟为自己管理的意识也可以并存。譬如说你家隔壁着火了，你去救火，你心里想什么？ 哎呦，如果这火不扑扑灭的话，等下烧到我家怎么办？对吧？这时候你去救隔壁家的火，你主观上可能一方面为隔壁邻居的利益在做，一方面你也为什么自己的利益在做嘛？因为没有扑熄，你会烧到我家。那为别人的利益在做，跟为自己的利益在做，两者不会并存，可以，好吗？所以不是说你有为自己的利益做的时候，就一定不会成立无因管理。好，重点是你有没有为别人来做的意思就可以了。好，所以你看这个判决，无因管理故需。 有为他人管理的意思，为为他人之意思跟为自己的意思不妨并存，故为图自己的利益，若同时具有为他人利益的意思，人不妨成立为管理。那这个判决写的非常道理，好吧？好，来休息一下，等一下来看这个司法委管理，后面这个。